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五十八集。每个训练室只能容纳五十人，众人成群结伴，次第散开了。洛晗肯定和林青霄在一处，邹继白本来打算跟着同族一起走。 他出门时看到林清霄和洛寒留在这里，脚步一转也停下了。邹继白还要挑战林清霄呢，他要留下观察敌人的情况。洛寒随意选了个阵法台，林清霄没什么要求，就选了洛寒隔壁。邹继白见状，悄咪咪地跟上来。洛寒不甚熟练地操纵着阵盘，我刚才没看清。 这个要怎么用来着？林青霄上前，静静的为他调整好参数，打开防护阵法，确定一切无误后，才示意洛涵上台。洛涵站上圆台，莫名有些紧张。他正要告诉林青霄可以开始了，迎面就飞来一只尖喙黑鸟，洛涵赶紧蹲身避开。 都不等他站起来，就看到后面跟着一大群黑鸟，如同蝗虫一般，嗡的朝他涌来。这就开始了？为什么我一上手就抽出新地图？阵法中的一切景象都是模拟出来的，然黑鸟是假的，攻击打在人身上却是真的。洛寒胜在对灵气感知灵敏，狼狈地躲闪着鸟群。 林青霄在外面看到，轻声指导他：“不要看小象调用灵气，不要依赖眼睛。”洛寒按照林青霄的指点，尽量用灵气感知，而不是靠眼睛躲闪。他连着被鸟啄了好几下，才终于成功躲过一次。洛寒隐约琢磨出一些门道，还不等他明白，周围环境骤变，洛寒身边的山崖和鸟都不见了。 他突兀的出现在一条河上，都不等他反应，就扑腾一声栽到了水里。河水没顶的恐惧太过真实，洛寒明明知道他现在踩在平地上，可还是瞬间陷入窒息。洛寒慌乱中匆忙掐碧水诀，他手势都没打完，就被不知道什么鱼咬了一口。这个阵法模拟的也太真实了吧！ 洛寒后半段完全是被阵法玩弄的，他好容易熬完了一个回合，等所有景象消散的那一瞬间，洛寒立即瘫倒在台子上，一脸生无可恋。林青霄站在外面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 <sighs> 先起来，你这样不利于恢复。”洛寒仰头，从他这个角度，一切都是倒立的。 林青霄就站在他头顶上方，即便是这种死亡角度，他也依然好看的不像话。唉，我们要进入希尔米海，就是这样的情况吗？嗯，林青霄点头说：“而且只会更难。现在好歹是阵法模拟，到那时，所有危险都是真实的。”洛寒发自内心的叹气：“啊。” 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林清霄声音依然平静又有耐心，无妨，再练练就好了。洛寒还是躺着不动。林清霄看到，用手指轻轻拍了拍他的头顶，好了，起来吧。洛寒正要说话，忽然听到天宇星君的传音：“你们已经熟悉了，从现在开始。” 开启考核模式，没有完成考核目标前，不能离开云台。随着天宇星君的话，洛涵和林清霄之间缓缓升起一道光幕。洛涵赶紧爬起来，伸手拍向光幕，发现根本没法穿透。洛涵被关在里面了。天宫做事儿竟然这么绝。林清霄看出来洛涵有点害怕，低声说。 没关系的，这只是个限制阵法，只要你完成条件，限制就自动解除了。洛寒隔着一道光幕和林青霄对视，莫名有种被探监的感觉。林青霄还安慰他：“考核条件是在阵法里坚持时长高于两刻钟，伤害率低于一半，并不算难。你刚才躲避率差不多有十成之三，再练练就出来了。” 只要能在阵法里坚持半个小时，伤害率低于百分之五十就能出来，好像确实不算难。洛寒在心里估量了一下，觉得他努力一下还可以达到，顿时松了口气。好，那我开始练啦，你快去过你的考核吧。洛寒对林清霄挥手，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，一口说道：“我尽量快点说不定我一把过，我能比你出来的还早呢。” 洛寒说完，自己都觉得自己太膨胀了。林青霄露出一个浅浅的笑意，颔首说：“好，刚才只是模拟，现在考核才刚刚开始。”林青霄回到他的阵法台，外面的光幕逐渐亮起，阵法护罩闭合的那一瞬间，攻击接踵而至。洛寒听着隔壁阵法台铮铮的剑气声。 再看看自己，感受到一种无力的悲伤。不过打击久了就会习惯。洛寒现在已经波澜不惊了。林清霄干出什么事儿都正常。两刻钟后，考核结束，所有攻击消失，圆台中央浮现出洛寒这次的考核成绩：最高时长两刻，通过，伤害率六百分之三百二十六，未通过。 洛寒有些遗憾，一共六百次攻击，他被击中了三百二十六次，正好高于百分之五十。洛寒惋惜了一会儿，打算重试第二次。这次他就有把握了，绝对能将伤害降低到三百以下。洛寒活动筋骨，正要点重新开始，这时候整个训练室里忽然响起了一个冷静平直的女子声音。 空间阵法训练室甲号最高成绩刷新，最高得分零，清霄，最高零击中时长两克，伤害率六百分之零，达成完美通关考核升级难度乙，所有阵法台考核时长延长为四克，通过标准为最高成绩的半数。在场所有人都愣了。 这个声音是训练室里的调度阵法，并不是人为控制。洛涵赶紧去看自己的阵法盘，果然，上面的字已经更新了，并且全部变成了红色。最高时长两刻，未通过；伤害率六百分之三百二十六，未通过。洛涵被上面红彤彤的“未通过”刺瞎了眼。我怎么变成两项不及格了？ 及格标准还带变的。啊！洛寒回头望了望刚刚结束考核的林清霄忽然悲从中来。他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模拟不记入成绩，所以最开始的合格标准是训练室内制的。刚才林清霄完成训练，立刻成了全场最高分，成绩库也被刷新。洛寒只是没想到训练事情如此变态。 通过标准和最高分挂钩，他们的考核是等级制，及格标准取最高分的一半，也就是从最高分往下数两个等级，过了这个线才算合格，不然全部挂科。更不幸的是，他们和林青霄同场。训练室中此刻安安静静的，大家都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懵了。 洛寒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通过标准从三百飙升至一百。如果通过标准是三百，他尚且可以争取一下；但是一百，六百次攻击力最多只能被击中一百次，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及格一瞬间变得遥遥无期，而不合格，他就被关在阵法里面不能出去。 洛寒那一瞬间心累了，他沉默着，生无可恋的看向林青霄。 <laughs> 林青霄，你干了什么？林青霄高台前的光幕已经收回了，现在已经可以自由离开。他有些抱歉的看着洛寒，我也没想到，谁能知道天宫这么会玩啊？竟然按最高分制定通过标准呢？ 林青霄看到上面的数据，也觉得这个标准对于洛寒来说有些难了。他不能和仙界的人比，在场其他人至少都修炼了几百年，可是洛寒才刚刚接触仙术，而且他才十八岁，完全是幼崽的年纪，却要和一群一千多岁的人同台竞技，真的不公平。林青霄有些过意不去。 他试着安慰洛寒：“没关系，不用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洛涵看着坚固明亮的光幕，觉得越发有探监那个味儿了。他还能出去吗？洛涵默默往嘴里塞了个辟谷丹，然后重新点击开始。林清霄为了陪洛涵也重新开了一局。片刻后，一个熟悉的女子声音响彻全场。 空间阵法训练室，甲号最高成绩刷新，最高得分零清宵，最高零击中时长三克二分，单位克中平均伤害率六百分之五分，通过标准更新时长四克，平均伤害率六百分之八十。众人还被关着呢，突然得知出狱标准又高了，好多人心态一下子崩了。 连攻击都顾不得躲了，纷纷回头看到底谁是林青霄？这是和他们有仇吗？而林青霄本人看着这个成绩，十分不满意。三科二分被一道风刃击中了，竟然出现这种失误，重来！啊，不要！林青霄，你不要！洛寒光听着就疯了，他赶紧制止林青霄：“你的成绩已经很好了，真的，你快去休息吧。” 不要再来了！然而，完美主义者林青霄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数据有瑕疵。训练场里，其他人看到林青霄还要再来一次，全体都不好了。邹继白顾不得自己男子汉的颜面了，咣咣锤光幕啊！哎呀，你别试了，我一会儿出去还想睡觉呢。你，你。 邹继白亲眼看着林清宵点了“重新开始”，整个人发出绝望的怒吼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相似的。最后，当那个熟悉的女声响起的时候，众人的目光已然麻木了。空间阵法训练室，甲号最高成绩刷新，最高得分林清宵，通过标准更新，时长四刻。 平均伤害率六百分之五十，训练室陷入死寂。而这时，门外有其他训练室的弟子经过，说话声此起彼伏。唉，今天的训练好难啊！我被关了两刻钟才出来。是啊，我的标准是三百，我擦着二百九十九的边过的，真惊险。不过出来了就好，今天太累了。 我早就想回去休息了。哎，他们这个训练室的门为什么是关着的呀？他们已经全部走了吗？洛寒默默地拿出自己的储物戒指，开始数自己到底有多少颗辟谷丹。洛寒本来以为他高中毕业后就再也不会感受到拖堂的悲伤了，然而意外总是比明天先来。 为什么他要和林青霄选择同一个考场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